要作决，否则必然后悔。那就同归于尽。陈汉成招来了九天神雷，小心！小心！你他娘的要干什么？叫喊什么？我听不见。 还 <laughs> 没宰那姓周的呢，回头再跟你说。 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六爻广播剧，第一季，第一话，师傅。 看看，不得了啊！此子资质上佳，说不定有大造化，非池中之物也。真人，此话当真？爹，我去做饭。 <laughs> 自然是当真的。 他若是肯做我暮春真人的关门弟子，来日必能有所成就。这，您愿意收他做徒弟也是好事。哎呀，可不瞒您说啊，您别看二郎年纪小，可这全家里里外外就属他干活勤快。哎，这孩子懂事儿，话也不多。你这。 呵呵呵呃，这点散碎银子，您看够不够？啊，您等会儿啊，我去跟孩他娘商量商量。张 <laughs> 二郎，为师看出你。 将来或能腾天前渊，今日便给你改个名儿，叫做程前，如何呀？好，这名字好啊！那我便带程前走了。二老、爹、娘、大哥，我走了。 二二郎，你不再看他们一眼了。不用了，也怨他们。没有，爹起早贪黑，大哥披星戴月，娘眼里放了大哥和小弟，就放不下我了。他们眼里没我，这没什么。把我卖给一个三角眼的道士，这也没什么。 这个三角眼的道士，本是游历途中路过此地，前来讨一碗水喝，没成想，见到了程二郎。仅就长相看，这真人恐怕未必有什么真本领。他留着一把稀疏的山羊胡，飘悠悠的长袍下露出一双伶仃的细脚，没看出如何仙风道骨。 倒像是个招摇撞骗的算命先生。然而无论怎样，程二郎终究是要跟着他远行他乡去了。小东西。 你知道何为修仙吗？听村口的老童生说过， <laughs> 他是如何说的？反正没说什么好话。先帝时，炼丹的人比做饭的人都多，都没人正经读书习武，四处都是江湖骗子。哼， <laughs> 这些人啊，要是真的都能飞升上天。 也不知道南天门装不装得下这许多阿猫阿狗。 <laughs> 后来啊，先帝爷令钦天监分出了一个天眼处，请了几位货真价实的真人坐镇，规定往后大小仙门都得到天眼处登记造册，核实真假后颁发铁券，才能招收弟子。民间不得私立门派。 自那以后啊，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修仙了。嗯，哪个野孩子在外面偷听啊？糟了，又是程家的臭老二！想读书就让你家拿钱来。所以像他这样，在外面随随便便就收弟子的门派，也就是个野鸡门派吧。我派名叫扶摇。 小东西，你知道什么叫扶摇吗？不知道。什么是扶摇啊？你看那儿。闪电，也是您编出来的？这还真是赶巧了。嗯。 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无情无数，可周旋于风；来时其远兮也，去处其无边也。这便是扶摇。 懂了吗？哦。嘿嘿嘿嘿嘿。那我再……哎呦，不好，有大雨。师 <laughs> 傅，抱你走啊！来，用这扇子罩着点儿。哎呦，坏喽，这雨大的耶！哇！他袍袖上的味道是。 木头香子，小东西，你没淋着吧？哦，我。二郎，下雨了，快帮忙把院子里晒的麦子收回来。好。爹娘，大哥，饭做好了。哎，你也吃呀，二郎。没事，我不饿。二郎啊，按说过年应该给你添件新衣裳。 没事，娘，大哥穿上的我穿正好，破的地方我会自己补。啊，对了，娘这儿还有一吊钱，一路上。二郎，你师傅在外面等你呢。好。哎呀，他是有人养的人啊，不差咱这一吊钱。 哎呀，路都看不清了， <laughs> 小东西，你可报警了啊！我报警了，师傅。 爷爷，就在这破道观凑合一宿吧。这里是？啊！莫怕，不过是当年野鸡门派供奉的泥塑。哼，桃红袄子翠绿袍，这样淫邪的打扮，还好意思在这吃供奉？真是岂有此理！神仙都是这副打扮吗？当然不是。 修真之人清心寡欲，要时刻注意言行。打扮成这副唱戏的模样，成何体统？他也知道什么是体统吗？嗯，这味道香。 <laughs> 这泥塑后边大有玄机，跟我来。 嘿，嘿，嘿，呃，孩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叫花子自然是在做叫花鸡啊。嗯，香。嘿嘿嘿嘿，呃，孩子，你可知我来自何处啊？不知道。我可来自海外仙门。 <laughs> 那可是个好去处啊！亭台楼阁，鸟语花香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山绿水，四季如春，衣食不愁，饥寒不闻。若是想得道成仙，就跟着我暮春真人。 <laughs> 我看你资质上佳，将来或能腾天前缘，说不定有大造化。这话耳熟啊，孩子，你姓甚名谁呀？哎，你小虎不知道姓什么。嗯，那便从为师姓韩吧。 为师且赐你个大名，单名一个冤字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含冤，真是吉利喜庆。而且，不是说我是关门弟子吗？ 嗯， <laughs> 呃，这鸡是哪儿来的？前面村里偷的。嗯，不问自取是为贼也。我修真之人怎能偷鸡摸狗呢？哎，成何体统！下不为例。嗯，偷鸡摸狗不行，但是坑蒙拐骗想必是可以。啊。 师兄，你不吃吗？不吃，小鼻子小眼地包天，怎么看怎么奸诈油滑。明明年纪比我大，却还是我师弟，凭什么？ 师傅，那天的叫花鸡好吃吧？嗯，嘿嘿，我也好久没吃过那么肥的鸡了。您知道吗？那天那只鸡是我从一只黄鼠狼嘴里抢来的。您是没看着，那黄鼠狼一丈来长，为了和它斗，我可是相当的英勇。怎么会有一丈来长的黄鼠狼？当然成精了呗。哎，师傅，黄鼠狼能成精吗？ 物有灵，大概都能成精吧。嘿嘿，就是吧。 <laughs> 师兄，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。人能修成仙人，动物自然也能修成妖精啊。哼， <laughs> 一丈来长的黄鼠狼，四条腿哪够用？哎，师兄长这么大没出过门吧？见的不多很正常。不过有我在，保护你和师傅没问题。 怎么了？ <laughs> 前面有条河，我本想给师傅师兄抓鱼吃，但是河边有条大狗，它追我。师傅，师傅，别吵师傅睡觉了。 <laughs> 我跟你去瞧瞧。 看脚印，我就是只小野狗。哎哎，师兄，我逮到鱼了！哈哈，哎哎，哪能和你一般见识？师傅，你醒了？嗯，刚才他嚎的那么大声。 师傅，您可不知道，刚才您睡觉的时候，师兄说他想吃鱼了，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嘿嘿嘿，要论抓鱼，那我可在行。 <laughs> 啊，真的，我就想着一定要给师兄和您抓几条回来，这没想到河边竟然有一条又大又凶的狗。哈， <laughs> 今日是他倒霉，遇到了我。原来为了跟我争宠，还能这么演。 我这师弟可真是天赋异禀！哇，这里就是扶摇山。为师还能骗你不成？ 没看见前面石门上的“扶摇”二字吗？我不识字，只是这扶摇派竟然不是个野鸡道观，占了整整一座山，还这么美。 是去焚香、沐浴、更衣，再带你们去拜见你们的祖师爷。大师兄，啊？为什么做师傅的要拜见自己的徒弟啊？不用多心，你们大师兄自己就挺没心的，也不用怕他，像为师一样就行了。什么叫？ 像为师一样，哟，有人来迎咱们啦！这些道童长得还挺好看。到哪去了？怎么弄得一身逃荒似的？和掌门说话都这么随便吗？哎，这怎么？哪里拐来的小公子？嘿嘿嘿嘿，我新收的弟子还小，劳烦你给安顿安顿。安顿到哪里啊？嘿嘿嘿嘿嘿。 嗯，这个叫韩渊，带到南院。这个，他叫程潜，让他去住边庭吧。我叫雪清，三师叔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吩咐我便是。 前面就是边庭了。原来边庭不是亭子的意思啊？怎么可能让三师叔住亭子呢？叫边庭是因为小院的位置有些偏罢了。雪清哥，门口挂着的这两盏灯是长明灯吗？对。三师叔认得长明灯。我家也有一盏，但没有这两盏好看。 二郎，你知道咱家屋顶上吊着的那是什么吗？仙人的长明灯，是仙器。对，这可是咱们老程家的传家宝。这仙器啊，就是我知道。之前听村口的说书先生说过，这些仙人呐，也就是修真之人。 他们以引气入体、沟通天地为入门，修为再深，还可以辟谷不食、上天入地，乃至于长生不老，是渡劫成仙呐。哇！哎，仙气品类也很多。有钱人家用仙人砖垒起的宅子，映着日头，如镀上了琉璃顶，金碧辉煌呢，仿如皇宫。 用写着符咒的碗吃饭，可以避百毒、驱百病。打碎的碗，一个瓷片就要四两黄金呐！哇！等二郎学成归来，也给娘做一盏长明灯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三师叔说什么？哦，我是想问。 长明灯中间的那块匾上写的是什么？是“清安”二字。这里又叫清安居。听说以前掌门在这里住过，后来空出来了，也做过斋堂。掌门说，安排三师叔住在这里，是为了助你清心安神。我心不清，神不安嘛。咱们进去吧。啊？院子里还有小水塘吗？那个是。 为什么里面的水不动呢？这原来是石头。这个东西非玉非翠，也不知是什么。不过我们都叫它清心石。掌门找来的。从前他斋戒时，经常垫着它抄经用。有它镇着，这院子夏天要凉快许多。哦，雪清哥，石头下面托盘上的符咒。 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不是符咒。哦，三师叔，雪清只是个资质不佳的杂役下人，是照顾掌门和小师叔们起居的。符咒之道博大精深，我们这些人连皮毛都不懂的，也只是听掌门提过只言片语，会来学舌而已。三师叔，不妨去问问掌门，或者是我家，呃，你大师兄。 你家什么意思？我先帮三师叔沐浴更衣吧。雪清哥，我大师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姓严，叫严征明。我们这些道童原本就是严家的家奴。啊？其实，扶摇派都是严家在供养着。为什么？ 少爷七岁那年，也不知因为什么和家里负气离家出走了，后来被掌门捡到，将他收为了开山大弟子。一定是师傅看中了他的家世，将他花言巧语骗来。后来严家找到了少爷，可少爷怎么也不肯回家，非要留下跟掌门修行。老爷劝不过，又不舍得少爷吃苦，便出钱将扶摇派养了起来。 这就跟养了个戏班子玩是一样的嘛，怪不得扶摇派看起来比那些野鸡门派强一些。毕竟有人养的就不算野鸡了，倒可以称作家禽门派了。好了，三师叔穿上这身，好看的很。咱们去见少爷吧。师傅。 大师兄院门口的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儿啊？温柔乡。哼，让我住秦安居，让财主少爷住温柔乡。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我心不清神不安，是师傅老糊涂了啊。这是鼓励大师兄以后温柔点的意思吗？嘿嘿嘿，这话。 可万万不能让你大师兄听见。师傅当成这样，真是岂有此？理。咱们进去吧。少爷今天的这身白衣裳真好看，把您的头发穿得更黑更漂亮了。只有头发漂亮吗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。少爷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公子了。 <laughs> 嗯。 这回的头发给您换个梳法吧。嗯，师傅，大师兄刚起吧？丫头还在给他梳头呢。非也，他每天要梳好多次头发。啊，这年纪要是大些，怕是早梳成斑秃了。哟，师傅回来了。 <laughs> 是啊。 刚回来不久，他都不起来迎接师傅的吗？你出门一趟，又捡了两只什么玩意儿回来？ <laughs> 他真的是个男的吗？呃， <laughs> 啊，这是你三师弟程潜，这是你四师弟韩渊，都还小，不懂事。 往后，你作为大师兄，要多帮师傅提点提点他们。韩渊，哼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长得有点冤枉。啊，我我那个小孩过来，我看看。你这手势是在叫狗？ 大师兄，嗯，小脸还行，以后可别长残了。他这是在看师弟，还是在挑同房大丫头呢？那个含冤的和带屈的我都见完了，师傅你一起领走吧。啊，小玉儿，给他，他们俩一人抓把松子糖吃。 给，松子糖放在这香包里了。谢谢。 <laughs> 哇，这糖真好看，还有花香呢。哎，三师兄，这糖你见过吗？这东西还是给师弟吃吧。真给我了？啊！三师兄，谢谢。怎么还哭了？长这么大。 从没人送过我东西。三师兄他对我真好。哎，师兄，我还不知道你住哪儿呢。哎，这傻孩子，一包糖就感动成这样。你三师兄那哪儿是对你好啊？那是懒得给他大师兄面子。 我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不就是好这口吃的吗？程前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哎，这个小王八蛋，心太硬，将来不成大器，必成大祸呀！ 是我见过的最有用的仙器了，雪清哥，这些都是谁做的？是掌门。他，他真的不是个骗子。天道有命，今日膳食要多加一道小鸡炖蘑菇。少爷，美人靠给您放在这儿了。嗯， <laughs> 舒坦。哦，哎呦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哎呦。 <laughs> 这是我做的金蛤神水，木剑拿来。啊，记事了，记事了！哎，小钱，你说师傅会给咱们练个什么大招啊？ 少无辜锦军欲冲花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。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折皱，被师妹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有住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神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要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，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 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外，只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有诸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心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刺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铭心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 此去扶摇直上，回身再看，只道苍茫。